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咱们讲了这个惨烈又让人唏嘘的维也围歼战，啊，苏军在又损失大几十万人的情况下，还把这个卢金这样不世出的将星给折损了，啊，可以讲是让人这个扼腕叹息。啊，为什么这个苏联军队在开战初期啊，总有这么大的损失？你要说像这个。 六月二十二号是吧？战役刚开打啊，你说你猝不及防被偷袭啊，所以损失惨重。但现在呢，打了仨月了啊，而且呢是拉开阵势打。就说这个苏军装备弱点吧啊，但是呢毕竟是处在守势一方，能被吃成这样，所以这就得从更深层面去总结问题。 其实这个在我看来啊，主要是之前咱们说的东西方指挥体系的问题。像这个西方呢，基本上是委托管理啊，就是这个指挥体系，上级只提供战斗目标啊，至于你怎么打、如何打、你如何指挥军队，上级根本就不管啊，全权委托下级去这个执行。而苏军呢是这个垂直管理啊，下级必须听上级的啊，苏军的高层。 啊，总是这个拍脑门越级指挥啊，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下面的方面军司令啊，都想一插到底，恨不得指挥到排。那你想他能不乱套吗？那到了这个二战后期反击的时候，斯大林放心了，啊，觉得自己手下的将领们锻炼出来了，那放心委托了，苏军才不断涌现出名将，打了很多漂亮的胜仗啊。这个。 呃，这这咱就不多说了啊，这个也不替苏军操心了，那让斯大林和他的小伙伴们自个儿悟去吧。那既然这个不撞南墙不回头嘛，那先可劲儿撞，那反正他们脑门也够硬啊。所以苏联这边呢，被啐了个狗血淋头啊。那么德国人是不是应该很嗨皮了吗？是吧？你这次再再一次大量歼灭了毛熊的有生力量啊，莫斯科防线洞开，前方一片光明啊。按理说应该高兴。 首先，那高兴是肯定的。那在东普鲁士远远观望莫斯科战线的元首希特勒，高兴的小胡子都飞了。那看来陆军部这帮人有两下子，那不是说光会摆谱吹牛掰，是吧？赶紧下令，迅速向莫斯科方向急速前进，不给苏联人一点喘息时间。但是，相比元首的眉飞色舞，前线德军将士就有点高兴不起来了。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法前进，只能原地儿喘气儿啊！不是不是说苏军都没了吗？苏军是没了，暴雨来了啊！根据古德里安大将回忆录啊，当时是他这么说的啊：说我们现在啊，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的待在村里，除了等着雨天结束，没有其他的办法啊。周围陪伴我们的只有一眼望不到头的烂泥，至于补给，只能依赖有限的空投。 有的时候很难想象啊，这是古德里安说出来的话。那要是叶廖棉科这么说，还可以理解，啊，说是给自己找空子溜缝但是呢，是古德里安啊，这样一往无前的飞将军啊，他嘴里说出来都是这种消极的话，啊，所以管中窥豹，可以想象前线难成什么样了啊。 而且随着这个补给线的中断，德军已经不能不考虑更加让人不寒而栗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到了十一月份了，德军还穿着夏季军服。那所以现在，德军必须得做一个抉择：接下来，到底是接着往前打，还是坚守准备过冬？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三号，一架运输机降落在白俄罗斯名城阿尔沙。 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大将拄着拐从飞机上蹒跚走下来，跟他一起到这儿的是三位集团军群司令：北方集团军群冯莱布元帅、中央集团军群冯伯克元帅和南方集团军群冯隆德斯泰德元帅。哈尔德这次来就是要跟这三位集团军群首脑一起讨论打还是不打，是吧？这是一个大问题，大家各抒己见吧。莱布不说话。 因为打不打跟他关系都不大，反正列宁格勒也打不下去，围着呗，那也就顺便歇了。隆德施泰特是坚决反对继续进攻的啊，原因特别简单，乌克兰太大，我人太少，而且补给不到位，再打纯属作死，是吧？这个哈尔德听完了是面露不悦呀，龙帅呀，你可是咱们德国军人的榜样，是吧？你是荣誉军团长，你看你领章上那两根棍儿多霸气。 你怎么能在这点儿困难面前就低头呢？龙帅直接就喷了牙一口。那姓哈的，你有没有看过咱们前辈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已经到了进攻的顶点，在俄国这种破地方，不，我们战线这么长，兵力这么少，是吧？天气这么坏，补给这么糟，你凭什么克服？就凭你张大臭嘴？哈尔德不说话了，而伯克这个时候呢，是一门心思想扑向莫斯科。 啊，所以呢，就给出了一个看似非常合理的理由，说咱们去莫斯科的楼房里过冬，总比在荒郊野外强吧？我是肯定要接着打的啊！在这儿呢，我们真心的建议伯克元帅再研究一下拿破仑，拿皇当年也是这么想的，而且呢，人家还攻下了莫斯科，还把莫斯科给睡了啊！然后呢，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不过这个时候是吧？ 伯克估计气迷心了，是吧？别说拿破仑、迈凯伦都没用，是吧？哈尔罗就霍霍稀泥，行吧？啊，龙帅酌情休整，伯帅酌情前进。来，老爷子，您该干啥干啥去啊！散会了。那，所以这个会开完不久，德军士兵迎来了寒流，是吧？刚开始呢，由于只是有寒意，士兵还没在意，而且呢，还给德军带了个小福利，因为霜冻。 变得坚硬的路面可以走了啊，但是气温没有停留在德军理想的位置，而是一路狂跌啊。这个时候德军才想到，哎，咱穿的这一身儿好像扛不住现在的温度吧？你现在想到这个有毛用啊？那物资还在波兰呢啊！有人说咱们不是前面讲德军铁路十分发达吗？军需应该可以运到啊？这话没错啊。 但是呢，先拉谁的，后拉谁的，总得有个顺序。在德军的配给级别里，最优先的是空军，啊，这个很好理解，空军是技术兵种，啊，而且呢，戈林元帅又从中央层面有影响，谁敢不给二当家的面子呢？然后党卫军，啊，党卫军里边呢还分党卫军装甲师、武装党卫军、党卫队，啊，这个也不用说了，那那是嫡系。再往下才能轮到国防军，是吧？ 所以看着友邻的党卫军部队已经裹得里三层外三层，自己还单衣小褂的时候，国防军心里这个气呀啊，别提多窝囊，没辙，这就是政治啊！所以在这种尴尬的这个窘境之下，身为前方最高统帅的伯克自然得想办法，圣上不拆饥饿兵，吃饱穿暖是最起码的条件，再往下才能考虑怎么让将士卖命。 既然现在物资配发到位也不太现实，那只能用精神食粮激励部队了啊！所以老元帅告诉将士们，前方就是莫斯科，整个苏联帝国的精华所在。只要弟兄们占领了这座城市，咱们就有舒服的楼房、充足的食物，能得到好的休整。你们难道想在这荒郊野外过冬吗？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还能说啥？是吧？哥几个忍忍，来个最后一击吧。 成不成就在这一哆嗦了。啊，德军这边如果说现在是纠结加悲催的话，那对面的苏军就只能说是凄凄惨惨戚戚了啊！刚刚经历的这一切，整个防线土崩瓦解，绵延一百多里的莫扎伊斯克防线上，竟然只有不到十万残兵败将去防守。虽然有朱可夫这样的军神担纲，但是老朱真的是够着急的啊！ 据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去防线视察的时候，一位民兵队长跟这位钦差大臣说：“我们现在五个人合用一把枪，是吧？”莫洛托夫心说：“我靠，这混的咋还不如沙俄时代的俄军了呢？人家那个时候还仨人一把枪呢。”啊，莫洛托夫就这个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没枪好办。” 你们不是有很多喝剩的沃德嘎的酒瓶吗？你们就用瓶子去敲德国鬼子的天灵盖了。这老莫不愧是外交大师啊！到底下视察都这么幽默，用酒瓶去敲德军啊！当然这不太现实，但是用钉耙、锄头、粪叉子挖防线还是可以的。所以朱可夫动员了所有能动的男女老少几十万人啊，基本上啊，嗯嗯，把男的这个去了啊，让这几十万老人、妇女、孩子。 在上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构筑了一座系统化的复合防线，七十多公里的反坦克壕沟，八十多公里的深坑，一百三十多公里的战壕啊！这些平时我们都认为是弱势群体的人啊，上车都得给他们让座，这帮人每一份气力都去诠释着绝不放弃的精神。但是这还不够啊！对于守住莫斯科来讲。 苏联军民急急需一剂猛药去激励一下士气，这个时候，伟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出招了。十一月一号，斯大林叫来了朱可夫，啊，到最高统帅部，啊，告诉这位爱将一个重要决定：朱可夫同志，啊，你看现在到这个月份了，马上又到了咱们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了，啊，这个。 十月革命呢是这个十月呀，它是俄历啊，俄历呢是十月二十五，但是俄历比公历啊晚十三天，公历是十一月七号，对吧？所以十月革命的纪念日呢，应该是在十一月七号啊。所以这个斯大林说嘛，又到这月份了啊，我觉得今年啊，尤其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进行一次盛大阅兵啊，这次阅兵一定要大办特办啊，我们要向我们的人民，向对面的侵略者，向全世界宣布。 我们绝不放弃保卫我们的首都啊！在这种情况下啊，不得不说，斯大林够爷们儿啊。贝利亚和莫洛托夫啊，担心你这么高调会不会招来德军密集轰炸啊？斯大林很淡然的讲：“没关系啦，二位亲，是吧？咱们把莫斯科周围密密麻麻围一圈高射炮，不就没事儿了吗？”两位老跟班面面相觑，连连称赞：“陛下圣明！”阅兵的这一天。 是十一月七号上午八点整，仪式正式开始啊！今天很幸运，天空中一架德国飞机都没有。为啥呢？不是德国人给面子，也不是斯大林的高炮围城见成效，主要是今天这天儿啊，探的也太给力了，是吧？漫天大雪，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是吧？所以阅兵总司令是威风凛凛的骑兵统帅，不穷你 老爷子骑着白马，啊，在部队前跑来跑去，啊，时不时的来一句“同志们好”，啊，然后大家回答“同志们辛苦了”。估计风太大了，是吧？这个这个，同志们也听不见。参加阅兵的一共有一万多名苏军，很多呢都是刚刚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开过来的。那这帮人迈着并不标准的正步，从红场和列宁墓前径直走过，然后直接开赴前线。 现场有很多外国记者啊啊，拿着长枪短炮，把这段景象呢就录了下来。那毛熊们的意志啊，反正跟法国比，肯定是要坚韧不拔好几个等级。斯大林在这一天的世界各知名媒体上刷了把头条，牛了一把。但是这个还是那句话，那独裁者嘛，啊，不拍脑门的真的不多。啊，如果拍脑门阅兵算是给他加分的话，接下来的决定就让他原形毕露了。 估计斯大林呐，阅兵阅得太嗨了啊！几天之后，斯大林就给朱可夫去了个电话：“小朱啊，啊，你负责组织个反击啊！我给你拨十万人，咱们在这冬季的主场给那帮德国鬼子来个突袭，是吧？肯定能出奇制胜。”朱可夫真是哭死的心都有啊！最高统帅脑子是不是进屎了？我现在防线是捉襟见肘，你让我带着区区十万人进攻对面六七十个师的德军。 这这领袖好比当年的三毛、哪吒是吧？金刚葫芦娃啊！大人谁能干得出这事儿来？那朱可夫赶紧解释：“老大，我这儿可得守六百公里长的战线，是吧？你算吧，十万人撒进去都不一定能填满。现在让这些人去进攻，这不是……没等朱可夫说完，斯大林怒不可遏：“你哪那么多废话呀？执行命令就好，行吧？啊，到这步了还能说啥呀？” 据说连斯大林派来督战的政委布尔加宁见了朱可夫都羞愧难当，不是我想来的，是吧？是他让我来的，冤有头债有主，你别往我身上撒火啊！然后朱可夫一万个不情愿发起了反击，结果怎么样？是吧？ 那很简单嘛，苏军再次全军覆没嘛，是吧？德军几乎是纹丝儿不动啊！你再嘚瑟，据说这个前线组织反击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啊，后来的元帅啊，竟然配了一个蒙古骑兵师，这不是现代化的机械化骑兵师，真是由人和马刀组成的货真价实的骑兵，甚至连骑枪都没怎么装备，是吧？还不如波兰人呢。 上万名蒙古骑兵像他们的祖先成吉思汗一样，向德军阵地一往无前的突进，然后呢，人马合一都被打成筛子了啊！对面德军无一伤亡啊，可不是无一伤亡了啊，有伤亡也是自己枪走火打的。这样的这个进攻持续了两天，朱可夫下令是吧？停止进攻是吧？真心想知道在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同志这时候啥心情：沮丧、愤怒还是恐慌？ 都不重要了。就在苏军停止进攻的同一天，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五十一个师从南到北六百公里的战线上全线压了过来，而心心念念的、现在防线危如累卵的莫斯科就在眼前了。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 资源访问：曾氏小鸡资源网，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小鸡听书”。